感恩，嗯，主持具正法师，嗯，也欢迎每一位来参加六公禅的师傅和居士们。 嗯，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啊来到呃上虞普济寺，嗯，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共同的父亲，法是我们的母亲。那么今天啊，有这么多的出家人和在家居士，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我们很有可能都成为同样的人，那就是一个悟道的人。只要你肯修。 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这一生来到这个世上的作业，每个人都要写这个作业。 都要完成这个。如果我们从生老病死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彻底毕业了。对，关关昂，跟干班，从零开始，戒戒戒，从戒开始，慢慢来，要进步，很傻。啥？快教苦，快教雅，快教打，快教雅，没有个道道。 释迦牟尼佛在还未出家修行、前，这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生。老病死 是怎么回事？问他的父亲、母亲，问了所有的人，没有人能解释，也更没有人能给他一个好的答案。所以，所以二十九岁，佛就出家了。 嗯，出家整整六年。嗯，这六年间，啊，这六年间经过了啊各种各样的啊修炼。 和考验，对的、错的，都经历过了，最后，最后，才真正的找到了，啊，说要在身和心上面下功夫。对， 嗯，我们每个人都是啊佛的弟子，佛的学生。我们又把觉性当做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啊，用觉性跟你的身在一起，用觉性跟你的心在。一

也可以看到心念的生和灭。大家不断的去探寻这个生和心，整个的生灭状态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เป็นสูตรในพระไตรปิฎกยาวพอสมควรกายานุปัสนาสติปัฏฐานมีจะเห็นกายในกายอยู่ประจำแล้วอะไรที่เกิดกับไาย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ขาไปเป็นเบื้องต้น想到四念住，四念住是可以带我们真正 离苦的最好的方法，身、受、心、法，啊，就心去观心，就身去观身，就法去观法，就受去观受。阿弥。 เราจะอยู่ที่ไหนรู้อะไรก็ตามกลับมาดูนี่หลองดูไม่ใช่เป็นการสอนให้รู้ท่านทั้งหลายรู้แล้วความรู้ยังเต็มไร ไม่ใช่เรียนให้รู้ วิ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ป็นวิชาที่ฝึกให้เป็น แล้วมันเกิดอะไรขึ้นเห็นมันเช่นมันมันหลง มันจะเจอหน้าตัวหลงนั่นเอง 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跟觉性在一起，时时刻刻觉知自己。不管你在哪里，你是在你的家里，还是来到寺院里，你是在中国还是在泰国，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每一个人。

คือควรเลยแปดวันแล้วมาพิสูจน์ลองดูนะแต่เป็นเพื่อนกันไปเลยไม่ไม่ใช่มาเป็นครูอาจารย์มาแล้วใช่หลวงพ่อใหญ่ มาแล้วใช่ท่านมาเป็นเพื่อนกันอย่าคิดคิดว่าจะไม่พาหลงที่หลงทางแน่นอน我呢跟大家一起在 福晋寺应该是啊九天，那么在在这九天的过程中，咱们都来实际的啊实实在在的来看一看自己的身和自己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来呢，嗯，不是来给大家当老师，我来呢是来。 给释迦牟尼佛啊做仆人，给佛教做仆人，也是来帮助嗯大家，也是来，刚才老和尚说也是来呃为嗯来帮智正法师的忙，大家一起共同弘扬正法。嗯， <coughs> 二位师父。 แต่ในโลกนี้ มีสภาวะที่หลง มีสภาวะที่รู้พอดีกันเลยศึกษาเรื่องนี้หลงมีสติมันก็มีหลง มีหลงมีรู้มีหลงมีรู้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เปลี่ยนหลงเป็นรู้ถ้าไม่หลงก็รู้เลยปะนี่คือ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ป็นการจำแนก 每个人都有两个面，一个就是迷，一个就是悟。每个人都有迷的时候和悟的时候。那么没有修行的人，基本上迷的时间比较多，悟的时间很少，知道的时间很少。 那么我们来修行了，要有所改变，让你自己迷的变少，知道的悟的变多，时时刻刻能看到自己的心念，看到自己的整个的变化，不停的在迷和悟中这样来来去去。那么九天内大家好好的实践一下。 พระศิลปะเรียนรู้มาที่เจ็ดศาสตร์จบมาที่เจ็ดศาสตร์สาขาต่างๆนั่นไม่เกี่ยวแต่ว่า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ความหลงตัวเนี่ยตองต้นแต่ตัวนี้เรียกว่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นี่ยเราจะมาทำเรื่องนี้กันไม่ใช่มา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มาเอาผิดเอาถูกมันผิดก็เห็นมันถูกก็เห็น มันสุขมันทุกข์ก็เห็นมันหลงก็เห็นมันรู้ก็เห็น ให้รู้เลยไปจะทำไงถึงจะมีความรู้มากถึงมีหลักกรรมฐานด้วยว่าภาวนาขยันรู้เอาไว้เป็นหลักไปก่อน所以我们这啊完整的这七天七夜过程中，大家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要知道。啊，刚才一直讲撸撸撸，你们听见吗？这个台湾就是知道。啊。 然后，呃，他老人家说，嗯，那么在这九天中，不管是对的也知道，错的也知道，好的也知道，坏的也知道，苦的也知道，悲伤的不快乐的也知道，啊，快乐的也知道，它是都是两个，嗯，还说。 那么知道了以后呢，不在苦那一边，也不在乐那一边，不在对那一边，也不在错那一边，不在好那一边，也不在坏那一边。我们只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看自己，为什么整天在对错、好坏、苦乐之间这样？ 来来回回转来转去，在这里面打转呢。你这些打转呢，没在维持 anja 来，เอาสัมผัสกับเอากายเป็นสัมผัสกับ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เอาใจเป็นสัมผัสกับ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ไปต่อออก，ไปต่อออกมันเป็น，ไม่เป็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นี่ยเจ้าการกระทำ。我们从书本上看来的。 用你的记忆去记住的东西，到了真正的关键的时刻，一般都不太好用。这个大家可能都有同样的体会，尤其是啊受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打击的时候，一般你都做不了主。啊，那么在这七天里，大家就实践一下。 从自身上来修，从自己的身和心上去体悟，不停的知道，知道，知道每一个心念，你会找到答案的。那么，我们都有一个身。 对不对？啊，那大家把右手放在你的腿上。大家看。啊，我们看在哪里？嗯，师傅的手在哪？在腿上。在腿上，你在哪里？能回答吗？师傅的手放在哪儿？放在大腿上。 我们一定要问别人吗？我们的手，我们每个人的手在哪？要问别人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你的手在哪吗？这光答案，那你讲？啊，大家都有答案，对吗？ 没有问题，动动禅就是这样，只有答案，没有问题。不断的修，不断的会找到越来越多的答案。别人找，没人来，好，没问题。别人是无法代替你去回答因为你必须要自己去从自身来实践。好，大家翻右掌。 有啊，有，有拿起来，知道吗？手拿起来了吗？你的手拿起来了吗？回答。你知道你的手拿起来了吗？知道。好，放下，放到小肚前。

一定要知道你的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而不是用大脑去思维。不是。我有两，两，两，两，有梯台。嗯。之后的手在哪？没在右手呢。好，里面的那只手。 打开，对不起。往左，放下，知道吗？放右，撸。翻回来，知道吗？撸起来，撸。再拿起来，知道吗？推推撸推拿。拿出去，知道吗？撸。 <laughs> 那么大家知道每一个动作，你的手在哪儿？这就是身念住，四念住里面的身念住。 来，怎么样的？仔细读，慢慢，那叫“开眼读”，ภาว纳开眼读。这里来，这里来，仔细读。那么十四个动作，你知道的越多越好。一知道。二知道。三知道。四知道。 五之道。六之道。七之道。八之道。九之道。十道。十一之道。十二之道。十三之道。十四之道。 ชั่วโมงหนึ่งสามพันหกร้อยวินาทีได้ลูกทุกเวทีก็ได้สามพันหกร้อยลูก เรียกว่าภาวนาขยันลูกแบบนี้ไม่ใช่คิดลูก ให้มีส่วนรู้ดีกว่า รูปดีกว่ากาย ไหนพระสูตรว่ากายยานปัสนาสติปัฏฐานนี่คือของจริงชั่วโมงหนึ่งดูถ้าดู 微秒，一秒钟，大家看看表。啊，大概。微秒，一秒钟。一秒钟，大概一秒钟，我们知道一次。那么，一个小时，我们就知道了三千六百次。 到，啊，继续做，啊，一次一次的知道，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知道。知道，拿起来知道。放下去知道。左手知道。 起来，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读遍行，哎，读遍行，遍内外，遍内外，哎。一次一次的知道。嗯，高大哥，高大哥。 先不要去想别的事情，把你的工作、把你的家里一切的事情都放下，只活在当下。当下你的手在做什么，你要清清楚楚。不要去想别的事情，把你的工作、把你的家里一切的事情都放下，啊，只活在当下。当下你的手在做什么，你要清清楚楚。嗯。 如果他呃不小心跑掉了，没关系，你不要责怪自己，轻松的再回到当下的动作。那我们如果慢慢讲，他说，如果没，安顿到位，这是阿罗耶三摩地，在我们讲到一点点。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真正的修行，就是行住坐卧每一个动作，从十四个动作做起。 你都清清楚楚你在做什么。嗯，在做的过程中呢，大家不要太紧张啊，大家不要太紧张。如果念头跑掉了，不要责怪，还是刚才说的，轻轻松松的，再回到当下，再开始，再开始。 如果我们强迫自己，你不要去想工作上的事，你不要去想家里的事，这个就会变成嗯生活它生活它就是指观里面的指，就是所谓的禅定，就会进入到禅定里面。嗯。然后就再去发展，就是说，心增白，就如；心增白，就如。 现在修的是皮观身嘛，皮观身嘛就是观，观是真正的要去观，你的身在动，你的心在思维，你要知道。呃，罗提把这八八念，嗯，它在来知那罗我们只知道当下，而不是去知道过去和未来，我们只活在当下，知道每一个每一个。 细微的当下，我们都知道。那老佛他写在这里说，知就是近近看，见嘛，但没得见过来。嗯，那么呃，老佛甘甜就一直这样讲，说我们知道，而不是有一个我在知道，而不是跟他在一起，而不是成为他，是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他。 那么我们有身有心，我们在生动的过程中，我们的念头清清楚楚，你的念头是不是在当下？现在你知道吗？你在，你的手在做动作，你的心是否在当下？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就一起静静的坐一会儿，跟着我做。如果你可以做得很好，不一定要按照我的速度。啊，刚才还讲说，这个动作不一定要太快，也不一定要太。 那么适合你自己，嗯，不要太放松就变成了放逸，但是也不要太紧张，这样会让我们修到了反方向。所以大家还是自然、的、轻松的。还有很重要的是，不要闭眼睛，眼睛睁开。 很舒服的往前看，很轻松自在的、舒服的往前看。嗯。忘开，สบายสบาย。借เงินไปหรือเปล่าผ่อนใคร？啊，那么一边坐一边看自己，你现在是不是太紧张了？你现在是不是太专注了？那么自己要调节。

ถ้าเราไม่เครียด เราจะรู้แบบสบายๆ จะสนุกที่จะรู้ถ如果你是带着轻轻的微笑在修的，你会发现修行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很快乐的事情，很美好的事情。้การที่เรารู้ รู้ตัวเองในกาย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ก็ดีในใจ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ก็ดีนะ ตอนนี้แหละมันจะเกิดเป็นปัญญา เป็นธรรมะ 就在我们每一个动作的当下，你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啊，当时的状态你知道你的动作是如何动的这个就是真正的休息，这个就是真正的开始。ความรู้ที่เรารู้มายี่สาปีสีปีตามอ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ส่วนใหญ่เป็นความรู้ข้างนอกนะรู้เรื่องนอกตัว 那我们现在活到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七十、八十岁，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过去我们都是向外看的，我们都在看别人，啊，那么从今天开始，至少在这七天七夜内，你好好的看一看你自己。 那么身外的这个啊知识，你学多少都毕不了，毕不了业。啊，有一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因为到老还学不完。可是这个你能毕业，只要你认真的从自身上去看、去观，啊，一定可以拿到这个毕业证。 วันนี้ลองเริ่มต้นกลับมารู้ที่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ที่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ดู轻松的，刚才讲了哈，放松并不是放逸，但是放松是非常重要的。พอเรารู้ตัวนี้นะมันจะเข้าใจเข้าใจตัวเอง แล้วก็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那我们在 向内看，看自己，轻松的看自己的过程中，啊，我们就会真正的看到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看到别人的问题。那么，真正的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个，就是智慧。那么，当你看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你也不要因为自己有某些问题而一边挥手一边苦， <laughs> 一边做手部动作一边好苦啊，好烦呐。你放下它，你能看到它，你已经很进步了。最可怕的就是你的念头，嗯，像万马奔腾一样，可是你自己看不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现在大家一边做动作，一边回答问题。你现在知道你的手在动吗？你是一次一次的知道吗？有没有去想别的事情呢？ <laughs> 有没有想工作啊？想到家里啊？ 还有我讲了一句话，你就在那想起你看到的一些经典啊什么，有没有？คิดไปนานไหมคิดจะกลับมาได้เร็วหรือเปล่าอืม然后你的念头跑出去了，你有没有很快的回到当下呢？啊，轻松。นี่เป็นรูปแบบนะเราฝึกกับกาย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ในการนั่ง 我们现在是在打基础，在为你真正的在日常生活中行住坐卧中打基础。基础打好了，在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大大小小的动作，你都能活在当下，你都能清清楚楚。ทำไมเราต้องฝึกกับมือ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ใช้มือแค่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ตั้งแต่ตื่นจนหลับ。为什么要在？ 先在手上打基础呢，因为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的动作一般不是用手就是用脚。那么我们现在这一部分是先用手，然等一会儿想，呃，会教大家心情的。然后第二天，马，然后泡泡，洗面，洗面，洗面，洗面，洗面，洗面，洗面，洗面，洗面，洗面，洗面，洗 要洗脸啊，叠被子啊，刷牙、吃饭啊，你的手都在动。我们现在在打基础，等你回到家里，回到日常生活当中，不管你起来叠被子，你还是洗脸，你还是洗手，嗯，你还是吃饭，你都要觉知啊，你都能清楚的看到你自己。พอเราใช้พอเรารู้สึกกับ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มือเป็นยวะต่อไปเราใช้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 เราก็จะรู้กับมือ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ในในกิจวัตรทุกอย่าง现在每天这个在手上下一些功夫啊，不要加，你就发现你用手做的每一个动作，你都是非常清楚。สาที่การเดิน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สาธิตการเดินเลยนะเดินจงกรม แล้วก็พ่อว่าจะผมสาธิตเห็นปะเดิน都知道要活在当下，但是真的能做到的人并不多。那么，就通过这样的练习，你会发现你能做到，你已经能做到了。เป็น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ต่อไปเดินม่กลมเลยไม่มีที่เดี๋ยวผมสาธิตครับ 刚才说了，刚才说了一部分是手，那么除了用手去做事情，我们还会走路，还会跑，还会跳。那么现在就是嗯，脚的部分如果去觉知呢？那么除了做手部动作，就是经行。 现在师傅要给大家示范，因为我们的学堂比较小，如果呃，如果比较大的话，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进行但是先做示范，大家看。那明天大家一起进行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进行。参与。啊，进行跟做手部动作没有区别。德达玛达，德达玛达。我们在一个最自然、最轻松的状态下来进行。路，路。走的每一步都要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知道。千万不要太紧张，千万不要太专注，轻松的，放轻松的，自然的。如果走，啊，你怎么走？你现在进行，而不是一个造作的动作。在两点之间。 大概十二步到十四步左右，超过一步少，少一步都无关紧要。啊，那么转身的时候呢，你这边如果是左转，那边就右转；这边左转，那边就应该右转。如果你一直左转的话，你就晕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从这边左转，回到那边你就右转。 啊，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啊，重点就是要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一次一次的知道。身、心、色、识、盖、颠、坏。 ก็สมควรเจรจาวันนี้เนาะเดี๋ยวให้น้องยืนแล้วก็เดินย่ำอยู่กับทีก็ได้ครับน้องยืนแล้วก็ย่ำอยู่กับทีก็ได้เดี๋ยวเราลองรู้สึกตัวการยืนนิดนะยืนเส้นไปแล้ว大家看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吗？在两点之间走直线，走直线啊，不要走太远啊，然后左转右转。那现在师傅想让大家在原地。 来练习一下站的时候，站着的时候你怎么觉知？大家起立。我们在原地站着不动，也可以觉知。哎，然后然后压脚底了，然后就感觉脚脚跟、哦，我们练习这个脚。抬起来。 然后踩下去。拜拜，拜拜。轻松的哦，不要太紧张，放松。你的脚接触了地面，你知道吗？嗯。还有。你的腿在动，你知道吗？还是没有动？动吗？知道吗？知道，知道，知道，一次一次的知道。 而不是连成一片的知道，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点力，啊，用一点力跺脚。啊，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你走路的时候是这样知道的吗？ 你还是一边走一边惦记着你要做的事情，还是一边走一边想着五年前的事情？对，嗯，不是心里想着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一边走一边聊天，跟别人说话。嗯，现在还要呃打电话。 <laughs> 对。没关系。 过去的都过去了，嗯，过去你没有跟当下在一起没关系。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一个当下都知道自己。เออไม่น่าแปลกออกจากห้องนี้เจอกับที่เช้าพรุ่งนี้เช้ามาเจอในที่นี้ก็เจอรู้สึกตัว。觉知接着到。 要刚才师傅说啊，我们现在是这样觉知的。好，那等一下大家呃要回自己的啊房间的时候，那你如何的站起来，如何的走出去？ 如何的下楼梯，如何的走进你自己的房间，你都应该清清楚楚，就像这样，千万不要忘了自己。嗯。嗯，如果你嗯突然没觉知到，忘了去想这个想那个了也没关系，啊，轻松的回到当下。 嗯，那么，嗯，这个除了刚才坐着的这个手部动作啊，我们还可以在站着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站着不动，也可以做手部动作。那么，等一下我们回去房间里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大家可以平躺在床上做手部动作，一模一样的。 手的动作放在旁边，翻上来，平躺着做，眼睛睁开，一直做到你睡着，就是觉知，一直有觉知的到你眼睛闭上，太困了，不行了，睡觉了，啊，就是你闭上眼睛之前都是在觉知。那明天早上你一睁开眼睛，你也动一下，你也做个几遍，再坐起来，再从床上坐起来。睡觉前你是带着觉知睡觉。 早上睁开眼睛要起床，也是带着觉知起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好，那老师说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明天早上开始我们一起用。